陈果和父亲说完一番话，告别准备离开的时候，结果却发现叶修和苏沐成都已经回来，站在路边等着他。啊，你们好快啊！陈果惊讶。叶修和苏沐橙笑笑没说话。陈果随即看了看时间，更惊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一看时间，他才知道不是叶修和苏沐橙快，而是他太慢了。 看来这一年果然很充实。陈果回头望了一眼父亲的墓碑，很幸福的嘟囔了一句。三人随即返回，路上闲聊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不过说到线下赛，陈果却多少觉得有点别扭，因为苏沐橙居然会是他们线下赛的对手，这让他始终无法适应。不过看叶修和苏沐橙倒是聊得毫无障碍。 这让陈果很好奇，苏沐橙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陈果不相信苏沐橙对家事会有哪怕百分之一的倾向，可这样一来，他将如何站到比赛场上？那时的心情，陈果只是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纠结。最终到双方分开，也终于没能问出口。清明一过。 就剩最后两周时间了，和三家工会的材料交易请求终于是得到了批准，而且星星和他们工会之间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显然也已经得到了他们俱乐部的接纳。在这个星星主动提出的交易申请中，三家工会都没有趁机坐地起价，最终很愉快的就达成了材料交换的协定。 叶修拿神之领域的几件稀有换得了目前急需的一批普通区稀有材料。银武、火武流言立刻投入生产，过程顺利，一次性成功。星星终于继千机伞和死亡之手后，拥有了第三件七十五级银武。火武流言重量三点三千克，耐久三十三，攻速四。 物理攻击九百二，法术攻击六百三十五，力量加五十七，攻击速度加一，物理暴击率加十二，火属性攻击强化百分之十一，火属性炫纹等级加三，攻击时有百分之五的几率额外生成流言相比起目前韩烟柔所用的七十五级乘五战矛坠月穿云。 火舞流言的基本攻击略略高出一点，附加的力量也多出两点。除此以外，重量轻零点二千克，攻速高一。重量和耐久直接挂钩，不过普通一场比赛三十点耐久的战矛都足够可以使用。三十三点耐久和三十点耐久比不算什么劣势，但重量轻点可以看作是一个小优势。 重量轻一点，角色负重就轻一点。这在速度方面是一个全方位的加强。虽然零点二千克的影响很细微，至少一的攻速差别，对于职业级来说可就一点也不细微了。除这些以外，攻速加一和物理暴击率加十二的属性完全一致。此外，坠月穿云拥有光属性，火舞流炎却是无属性。 不过，因为拥有一个火属性攻击强化百分之十一的属性，如果火舞流言拥有火属性，那必然是一种强悍的提升。但现在火属性攻击强化就有一些局限性了。战斗法师带有属性攻击的技能只有魔法炫文，而有火属性的可就只有火属性炫文这一种。这个强化技能实在有些单薄。 自制装备实在不应该拥有这样单薄的辅助属性，但叶修依然如此制作，自然是有他的打算。目前的火舞流言没能研究出来如何做出火属性，但是就叶修这一段时间对七十五级材料的研究和理解，却有信心在火舞流言提升到七十五级的时候拥有火属性。如此一来。 火属性攻击强化百分之十一，可就咸鱼大翻身，将成为一个极其出色的强化属性。这之外，火属性炫纹等界加三，这是一个提升技能等界的属性。这种属性，哪怕是提升技能已经达到了现有技能数中的封顶等阶，也可以继续提升。以火属性炫纹来说。 在新资料片后，最高等界为九阶。如果装备了火舞流炎，最高等界就可以达到十二阶。而且，火舞流炎提升的这三阶是不需要消耗角色技能点的。火属性炫纹不仅本身攻击力强大，而且附加的力量增益状态是对战斗法师输出能力的直接强化。三阶的等级提升好处多多。 最后攻击时百分之五几率产生的流言，这是叶修做出的属性。当然很清楚是什么，自然也是考虑到唐风的风格和喜好。选择时，唐柔自己也有提供意见，最终确定了制作流言效果。拿到火舞流言，再加五件银装，韩嫣柔的银装数也达到六件。 不过，战斗法师中的一叶知秋可是被誉为荣耀第一强决的。这固然有当年嘉世三连冠的光环，但也不能否认，嘉世当年三连冠和一叶知秋领先当时联盟的战斗力也是息息相关的。一叶知秋在那时就奠定了名头，数年下来也没落后，自然还是被视为第一强力角色。 韩嫣柔目前六件银装已达联盟角色平均线，不过要和一叶知秋比就差远了。一叶知秋周身银装共计十二件，差一件全齐。这还是叶修在的时候，现在一叶知秋是什么样子他也不太清楚，毕竟每个选手不大一样。叶修所在时，一叶知秋差一个徽章可以全身银装。 而徽章家世也不是制作不出银装，只是叶修觉得当时所用的那件橙装更适合。现在一叶知秋的操作者换了孙翔，也许因为不一样的习惯，选手徽章已换成银装了也说不定。至于一叶知秋有没有提升出七十五级银装，叶修就更不清楚了。不过就算有，也绝不会多。 因为自更新以来，叶修在神之领域的各种抢 BOSS 行动中，就会特别针对加世。这招釜底抽薪，目的就是让加世的装备水平在这段时间无法提升。这样一来，星星靠七十五级成装就可以大幅度拉近装备差距。目前来看，叶修的策略极其成功。 这一手就好像是打仗时断了对手的粮道一般，让家世难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世的技术开发部再高端，没材料也没辙。当然，如果家世会砸钱去求购，那叶修就控制不了了。虽然七十五级材料对于各大战队都极重要，但是商业味越来越浓的联盟，太多老板都是求财。 看到心动的价格，直接将手中材料转让不是没可能的。尤其一些中小战队，成绩不稳定，靠成绩来获取长期收入的这种路线，有时并不能打动他们。反倒一些短期获利的收益，很容易让他们感兴趣。假使真要走这路线，出血会不少，但却真的能解决部分问题。 最后两周的时间一晃而过，这两周时间算是对所有人的最后一次巩固，而这两周星星也再没有添加什么新装备。新装备会导致角色属性的变化，对于高端赛场这样的变化需要时间来适应。挑战赛虽然无法和职业联赛相提并论，但走到线下赛这一步也值得拿这样的态度去重视。 况且，最终对手是嘉世这等强敌，那就更不能疏忽这种细节。四月十九日，星星一行人登上了飞往 B 市的飞机。联盟总部也是在这座城市。线下赛，所有参赛队伍的选手都会集中在一起，饮食起居联盟都会负责安排，待遇算是相当不错。 至于赛场，全息投影联盟这赛季都是刚刚开始投入使用。对于挑战赛，显然还没有这么奢华的安排，一切都将遵照以前的模样。只是据说这次小组赛后的淘汰赛会使用新的赛制，据说如果顺利的话，还有可能在联盟的季后赛投入使用。星星诸人抵达 B 市，楼冠宁早有派人来接。 只不过这天周六，翼展还要打比赛，楼冠宁本人就没有过来，来的人是孙哲平，这位当年的第一狂剑，遵照约定将帮助星星战队一起征战。而这些日子，孙哲平人虽然是在翼展这边，但他的在睡一下却是时常在网游里和星星助人接触，都要一起打比赛了。 选手之间的了解和磨合，当然也是极有必要的。孙哲平甚至有和星星猪人一起砍过职业选手的队伍，只不过因为伤病，这种高强度的集训方式他实在不能参加太多。不过，孙哲平毕竟也是经验丰富的老选手了，有限的几次合作练习已经足够他融入这个团队了。 联盟安排入住的酒店设下了签到处，星星诸位来的时候就见那里围着一些人。线下赛共计二十支队，要按职业队的人数标准，怎么也得过二百人了。不过这当中玩家队居多，虽然杀到这一步挺有实力了，但从正规程度上来说，完全不能和职业队相比。几乎一半的队伍只是拥有六位选手这个最低人数。 星星这边加上孙哲平，人数达到十一人，非常标准的一个职业战队人数。这一进来，往签到处那一钻，其他玩家这一数人数都觉得倍儿专业。你们是联盟的接待人员，主动相迎。结果还没等叶修他们答话呢，一人已经吆喝着挤了过来：“呃，陈姐，陈姐，你们来了。” 行星，诸位转头一看，是电竞之家 H 市记者站的小记者常先。终于到了线下赛了，这小子显得特别激动，因为到线下赛这部分，电子竞技周报才会给挑战赛专门开一个专版。不过一般来说，线下赛都是在 H 市，这边电竞之家的记者不少，一般随便派两个过来跟一下赛事就好了。 不过这次挑战赛有家世，还有星星也是挺有话题，于是 H 市这边的记者也要求过来跟队。挑战赛的队伍也配跟队记者，这样的待遇真让电竞之家有点犯嘀咕。不过他们也知道，H 市记者站的记者这赛季着实有些寂寞，更何况曹广成也确实就是家世的随队记者，所以最后。 还是批准了。